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呢，咱们说到莱特湾大海战，日本这边呢两支游击舰队西村祥治全军覆没，志摩青英呢紧随其后开到苏里高海峡，不过看到西村惨状之后决定撤退，混乱之中那志号重巡和最上号相撞，舰首受伤，志摩下令最上号弃舰，剩下的战舰趁黑夜全速逃离战场。 美军这边呢，只损失了一艘鱼雷快艇，还是因为这个天黑，自己开的太嗨触礁的啊！金凯德还来不及庆祝，突然得到报告说有一支大得多的舰队正从自己的背后，也就是北边直奔莱特湾而来。这个消息让金凯德吃了一大惊啊！虽然哈尔西告诉他自己去追小泽了，但是他并不知道哈尔西居然全体出动。 没留一点人马保护北边这个方向，那栗田这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武藏号战列舰被击沉之后啊，栗田掉头撤退，是吧？跑到黄昏时分，栗田检点人马，发现其他战舰并没受什么重伤，还有一战之力，于是呢再次掉头，打算利用黑夜掩护开进莱特湾。这个情况呢，本来是被美国侦察机发现了的，但是哈尔西也没当回事那太不把战列舰当盘菜。 也没跟这个金凯德交代清楚，就火急火燎的追小泽的航母去了，这就成了这个整场战役最被人诟病的一点，也是哈尔西军旅生涯最大的污点。现在眼瞅着栗田的主力舰队开进了莱特湾，金凯德这边保护登陆部队的就只有斯普拉格少将指挥的六艘护航航母和八艘驱逐舰了。这些护航航母啊，速度慢，装甲薄。 虽然也有几百架飞机，但是呢，都是用来反潜和对地支援的，连鱼雷都没有。此时东方已经微微泛白，眼看美国航母的影子出现在了望远镜里，栗田还以为是美国的主力航母，命令舰队开炮射击。几艘航母赶紧往东撤，而三艘驱逐舰则勇敢地迎了上去，一边发射鱼雷，一边释放烟雾。 虽然很快就都被击沉，但是呢，给航母争取了时间，让飞机起飞。这些飞机也没有鱼雷，有什么挂什么就起飞了啊！有的都挂的是深水炸弹。几分钟之后，烟雾散去，日本战列舰开始开火。大和号自建成以来第一次用九门四百六十毫米火炮进行齐射，炮弹不断落在美国航母周围，掀起的巨大水柱。 让美国水兵们心惊胆战。很快，几艘护航航母就都被击伤。斯普拉格觉得他的舰队只有最后五分钟的命了。这个时候，哈尔西干嘛呢？追上小泽了吗？真追上了啊！小泽这次带了四艘航母，还有两艘战列舰改装的航空战舰，啊，就是把战列舰啊后边的炮塔拆了，安上甲板啊，还有三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但是，整个舰队一共只有一百零八架飞机。 小泽的任务就是诱敌，一路上拼命用明码发电。我到哪儿了啊？我现在又到哪儿了啊？啊！结果这些电文居然都没有被截获。那小小泽一一再说，啊，这个东单到了，下一站王府井啊，这一一再下一站天安门东，是吧？结果直到傍晚的时候，他才被侦察机发现，是吧？一看哈尔西被引诱出来上了钩。 小泽呢就带着航母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逃跑，期间呢还派出七十多架飞机攻击，当然然并卵。十月二十五号清晨，哈尔西派出飞机进攻，小泽的航母纷纷中弹，千岁号率先沉没，旗舰瑞鹤号和千代田号失去动力。正在哈尔西准备给小泽最后一击的时候，突然收到金凯德的求援电报，啊，说我们这快盯不住了。哈尔西说：“我这打的正来劲呢。” 是吧？眼看日本航母就要全灭了，你再等会儿，是吧？结果这个时候，尼米兹又来了封电报，是吧？电报全文是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在哪里？全世界都想知道。看到这封电报，哈尔西一下怒了，把这个帽子啪就摔到桌上，啊，说老尼这简直是在侮辱我呀！啊，那位同学说，尼米兹干嘛发这么一条电报？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吗？其实啊，这真是有点阴差阳错。 是吧？这二战的时候啊，发这种电报用的都是密码，为了防止敌人破译啊，一般呢都会在正文后边随便加一句没用的话，用来干扰对面破译的人啊。什么这个其实天儿真好啊，没有雾霾啊，什么什么昨晚上撸串好吃啊啊！结果这个发报员呢加的就是全世界都想知道啊，收电报的这位以为这句也是正文呢，就一块儿给翻译了，这一下就变了味儿了啊！就哈尔西就觉得。 这尼米兹是损他是吧？哈尔西是出了名的暴脾气，那老子不受这个蛮牛这外号不是白来的。盛怒之下，命令舰队掉头南下，回去救援啊！只留下一小半航母继续收拾小泽。这天下午一点啊，两百架这个美军飞机再次围攻小泽的航母“瑞鹤”号，又挨了七枚鱼雷、四枚炸弹，一个多小时之后沉没。 至此，参加偷袭珍珠港的六艘日军航母全部战沉，瑞凤号也在中了两枚鱼雷、四枚炸弹之后沉没。紧跟着美国巡洋舰、驱逐舰追了上来，啊，一顿群殴之后，已经被炸残的千代田号航母和两艘驱逐舰也沉入了大海。这还没完，是吧？美国潜艇还过来凑热闹，啊，鲈鱼号潜艇用三枚鱼雷击沉了多摩号巡洋舰。 至此，大日本帝国海军最后能动的航母全部被击沉，只剩下了还在本土建造的信浓号。小泽机动舰队全军覆没，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航空母舰之间的对决就这么结束了。翻回头，咱们再说利田这边，追着美国人一通猛打，击沉了甘比湾号护航航母，眼看天光已亮。 立田一瞅，自己损失也不小，三艘重巡被击沉。现在时间越长，美国舰队和飞机来源的可能性就越大。于是早上九点二十分，立田下令所有战舰结束战斗，怎么来还怎么回，原路撤退。美国人剩下的几艘护航航母和莱特岛这边大量的运输船逃过了一劫。其实这个时候，麦克阿瑟公母俩呀，就在一艘巡洋舰上。 当金凯德向他报告情况危急，让他上岸躲避一下的时候，麦克阿瑟的回答还是典型的那种表演风格，说：“我还没有看过海战呢。”啊，殊不知啊，他也是在鬼门关面前溜达了一圈啊，这浪催的。等到哈尔西从一百多海里之外赶回来，栗田已经跑远了，只能用舰载机追击。金刚真名长门都受了重伤。 后来呢？金刚号在台湾岛附近被美国潜艇击沉，剩下三艘战列舰最终逃回日本本土，但是只剩下大和号还有战斗力。就这样，莱特湾海战落下了帷幕。这次海战双方投入的舰船总吨位超过两百万吨，一共有二十一艘航母、二十一艘战列舰、一百七十艘其他战舰和两千架飞机参加了战斗。 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海战，最后一次航母对决和最后一次战列舰对决。当然了，从实力上来看，日本联合舰队基本上没有任何胜算。但是呢，小泽诱敌成功，栗田阴差阳错冲入莱特湾，又给战斗增添了一点点悬念。当然，奇迹最终没有发生。这场海战彻底消灭了日本海军最后的力量。 联合舰队四艘航空母舰、三艘战列舰、八艘巡洋舰、十二艘驱逐舰，永远沉入了菲律宾海，一万官兵阵亡。从此之后，曾经威风八面的联合舰队就只能搞搞自杀攻击了。那刚才听我讲了这两集的同学，也能感觉到，小日本儿啊，这纯粹是来给人送人头的，唯恐自己死的慢。 美国海军付出的代价仅仅是一艘轻型航母、两艘护航航母和三艘驱逐舰，而且如果不是蛮牛指挥失误的话，这点损失也不应该有啊。后来哈尔西给自己找了很多借口，尼米兹也替他辩解。不过中了小泽诱敌之计，绝对是抹不掉的污点啊。当然，咱不是说名将就不能打败仗。 而是说呢，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哈尔西的失误险些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要是利田舰南能再坚决一点，美军护航舰队和运输船就会遭遇末顶之灾。这么一来，已经登陆莱特岛的部队就会陷入巨大的危险，搞不好连麦克阿瑟都要交代在这里。要不是斯普拉格率领舰队拼命抵抗，哈尔西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最让我们这些军迷恨哈尔西的，就是他没有把手下两艘最新式的战列舰新泽西号和阿华号留下来跟大和一战。要能这样啊，大舰巨炮时代就会画上一个无比华丽的句号。这实在是太令人遗憾。了那立田舰南最关键的时刻为什么衰了呢？啊，为什么打退堂鼓啊？后人总结好多原因啊，比如说当时他得了登革热，病痛缠身；还有呢，日本舰队之间通讯太差。 小泽诱敌成功，他不知道，等等等等。但是这里边最重要的原因是，栗田没有贯彻执行“杰一号”计划最核心的目标，就是你这次本来就是一次自杀式行动。小泽拿航母诱敌是为什么？西村的自杀进攻是为什么？你栗田自己付出巨大代价的目的又是为什么？不就是换来一个让你消灭美军登陆部队的机会吗？ 可是，真当这个机会摆到眼前的时候，栗田反而想多了，又怕美军回救，又觉得不知道登陆地点的情况，啊，这作为一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将军来说，绝对是一次重大失误。回国之后，栗田就被免了职，啊，到后方当校长去了，啊，直到战争结束呢，再也没能回到前线。 战后立田的决定成了大家反复争议的焦点，但是从对立田本人很多的采访可以看出来，他其实啊不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跟西村他们呢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不是不明白“杰一号”的目标，但是他脑子里总是在考虑如何减少伤亡啊，把尽可能多的人活着带回去。比如有巡洋舰受伤，就让两艘驱逐舰陪着一块儿返航。 是吧？自杀行动有必要这样干吗？所以后来当他下令撤退的时候，船上水兵爆发出了“万岁回家”这样的欢呼声。只有这个宇文禅，就是之前山本的参谋长啊，指着这个前方说了一句：“长官，敌人在那边。”啊，栗田回答说：“行了，北上吧。”啊。 其他就再没有人提出异议，大家明明知道立田是在抗命，但是都不说啊。应该说呢，立田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从这个角度看呢，是吧？也就难怪后来很多人把立田视为英雄啊。而且呢，对他提出指责的大部分是美国人，颇有点嫌仗打得不够热闹的意思。在日本国内，尤其是海军内部啊，大部分人对立田都报以同情。 小泽治三郎去世之前，栗田去看望他，啊，他还拉着栗田的手说：“啊，给您添麻烦了。”啊，伴随着无止境的争议，莱特湾海战结束，莱特岛登陆战也就没有任何悬念了。此时，山下奉文派驻到莱特岛上的陆军已经有五万多人，而美军呢，登陆部队超过十万。麦克阿瑟也到了岛上，终于圆了自己发的还要回来的誓。但是呢，双方拉锯了一个多月。 还是处于焦灼状态。随着制海权完全落到美国人手里，麦克阿瑟决定派军队多点登陆，前后夹击。这下日本人受不了了。山下奉文考虑到还有菲律宾主岛吕宋岛要守，就让岛上残余部队啊赶紧撤出来。到了十二月三十号，美军宣布占领莱特岛。不过还有个别日本兵在岛上坚持打游击，长达二十年之久。 美国人在菲律宾有了落脚点，山下奉文把十四方面军分成了三部分，分别驻守吕宋岛的西北、东三个方向。虽然补给断绝，弹药奇缺，但是呢，他依然决心要永久抗战。那么，麦克阿瑟能否光复菲律宾？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山下奉文，最终结局又会如何呢？咱们下集再说。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